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一百五十六集，西恒直言不讳地将此事定性为感情问题。洛涵听到，没有否认。他最开始以为这种心情是雏鸟情节。 他刚刚来到仙界时，第一个看到的人是林清霄第一个帮助他的人也是林清霄。林清霄护着他离开绝灵深渊，带着他认识仙界，还手把手教他读书写字、打坐修炼。雏鸟会依赖第一眼看到的生物，鹿晗以为自己也是如此，可是他越来越发现，并不只是如此，尤其是虚空狱中时。 他生出心魔，迷茫关头，他第一个想起来的人竟然是林青霄。那个时候他就知道，他必须要面对一个意外了。他对他的任务对象产生了感情，这个人日后可能成为他的盟友，也可能成为他的敌人。其实他早就该意识到的，在青山村的时候，夜雨天有人偷袭。 林清霄疗伤时，突然将他按倒，洛寒非常惊讶，却没有立刻推开。那个时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。或许还能再早一点，在大明城的时候，他和林清霄在花楼上，林清霄为了欺骗外面的魔族，故意和他做出一些引人遐想的姿态。他虽然尴尬，但是并没有排斥，身体反应是骗不了人的。 如果不是自己喜欢的人，男子靠近他的一瞬间，他就会本能弹开。可是他没有。洛寒想了一会儿，越想越失落。这种意外本来不该发生的，我应该控制住的。西恒轻嗤：“如果喜欢能控制住，那也不叫喜欢了。爱和感情不讲道理，就是因为他们无法控制。” 这些话并没有安慰到罗寒，他依然丧丧地说：“但是我们明明说好了，一切止于公事，不谈私交。他可能不喜欢我。他对任何人都很耐心负责，他只是出于责任。”西恒撇嘴，真受不了，他忍不住说：“你可以仔细看看他如何对待其他人，再看看他如何对待你，你就不会再有这种怀疑了。” 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可能等待五百年，不气不馁的寻找你，为你占卜求信，你觉得这是对普通朋友的感情吗？显然不是。洛寒沉默了，他有些茫然。感情的事情向来是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洛寒看林崇玉和云梦寒的分分合合时一目了然，但是等落到他自己身上。 他就变得患得患失，将信将疑。真的吗？真的不是西恒对我展开了亲友滤镜，故而产生的幻觉吗？洛寒越发迷茫。话已至此，已没什么可遮掩的了。洛寒直接说道：“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了，他未来会是天帝。我不知道他对我是什么态度，但是现在，我对他却生出一些非分之想。这份心思。” 我要如何对待呢？有些线一旦越过，就再没法回到原来。万一我和他说开，他并没有这方面的意思，岂不是连朋友都做不成？而且，后面的事情终究是个隐患。如果他还成了后面那个模样，我该何去何从？站在他这边，就是违背自己的神德；不站在他这边，岂不是反目成仇？ 无论分手不分手，这都太伤了，还不如从一开始就不越过那条线。天道应该不偏不倚，无心无情，无情则至公，才能公正裁决世间的对错。洛涵茫然问道：“西恒前辈，我该怎么办？”“你该怎么办，得看你想要什么。”西恒安静片刻，悠悠道：“你要问你自己。” 你想要的是千秋万代，咫尺天涯，还是爱恨无悔？成则携手一生，败则反目成仇。前一个对他事业有益，这样的话，他最好一辈子和林青霄维持这种似是而非的暧昧关系。作为一个有些暧昧的合作伙伴，以林青霄的性情，自然会不遗余力的帮他。这样，洛寒不必陷太深，又能坐享渔翁之利。 后一个就痛快多了，两个人说开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成则成，不成则散，双方都不留遗憾。好处是有可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共治天下。然而这样做的坏处同样显著，一旦他们的感情破裂，那么两人连合作伙伴都做不成，只能一辈子王不见王，老死不相往来。洛寒陷入长久的沉默。 西恒想到他的处境，悠悠叹了口气说：“没有人能给你建议，你只能自己抉择。”洛寒心烦意乱，这些事情一时半会儿理不清头绪，洛寒暂且搁置，不再自寻烦恼。他看着眼前的西恒，嘴动了动，但是最终还是没敢问。洛寒想问他们走后发生了什么，其他人怎么样了。 可是洛寒又不敢问，他生怕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。这实在是件很残忍的事情。对洛寒来说，他不久前才刚见过西恒、荣成等人，他只是从时空隧道出来，去扶桑岛接了吞元兽。这短短几天的功夫，他熟悉的那些人就全部离开他了。西恒看出来洛寒的顾忌，心中微叹。 主动说道：“你也知道了，他们都已经走了，可是他们每个人都没有遗憾，这是他们的命运，你无需介怀。对了，荣成和小泽托我给你们问好，小泽后来称帝，并且改灵姓。说起来，小泽还是林青霄的某位祖宗，小泽一直很想念林青霄，等你出去后，替我转达给他吧。” 洛寒眼中不知不觉渗出眼泪。西恒看着面前年轻美丽、眼神依然未被时光改变的少女，百感交集。她的身体边缘已经在溃散。最后，西恒看着洛寒，含笑说：“珍重。”洛寒眼泪簌簌落下，用尽全力看着眼前这一幕。珍重。西恒淡淡一笑，再无遗憾。 轰然消散于天地间，彻底回归世界。世间最后一个古老神彻底离开了，此后，神界就真的只剩洛寒一个人了。他还没有成长为自己想要的模样，就得先学会离别。林清霄出现在中山问天门前，刚一露面就在弟子中引起巨大轰动，众人不敢当着他的面说。 可是问天门前令牌闪烁不断，可见所有人都在疯狂传递消息。林青霄心境早已不同往日，他不久前才刚从战场中剥离出来，如今看到这些生活在盛世中的年轻弟子，宛如在看一群孩子。林青霄没有和任何人寒暄，直接走向门内。管家接到他的消息，一路飞奔着赶到大门，二公子。 林青霄简简单单应了一声，他看到管家，生出种恍如隔世之感。他回来了，所有人都在，连管家看着似乎都亲切很多。林青霄十分珍视这种和平，连语气都变柔和了。父亲和母亲呢？管家此刻内心正在剧烈震荡中，才半年多不见，二公子宛如脱胎换骨。 管家连话都说不利索了。家主和夫人正在东阳院，大公子这段日子养伤，家主和两位夫人担心大公子，必须亲自看着才能安心。东阳院是林崇玉的住所，林青霄从小到大听过太多次家主和两位夫人在东阳院，此刻听到既不意外也不在意，他依然和和气气的对管家说：“劳烦管家通传一二。” 告诉父亲母亲，我回来了，并且有一桩要事要跟他们说。管家修为不及林青霄，并不能察觉到哪些地方变化了，只知道二公子已迥然不同。就比方，此刻林青霄对他说话，明明林青霄的语气并不严厉，但管家竟完全不敢生出违逆之心。管家诚惶诚恐的应了一声，赶快跑去通知林显红和素一芳。 林清霄自己则敛着衣袖，径直往福宁殿走去。福宁殿、承天殿和问天门在同一条中轴线上。承天殿是承办大型礼仪之地，福宁殿靠后些，功能也更日常。林清霄觉得此时此刻他去东阳院，恐怕会让里面的人不自在。既然如此，他还是不去套闲了。福宁殿就刚好。 林青霄坐在福宁殿等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林显红才姗姗来迟。林青霄听到声音，慢慢起身，他还未问好，劈头就迎来一句责难：“逆子，你还知道回来？”林青霄未出口的请安，近五百年的思念，全部堵在喉咙中，再也说不出来。林显红带着怒气进门。 他本来正在东阳院为长子疗伤，不料听到管家禀报二公子回来了。林显红怔了一下，随即怒气冲冲赶来。我倒要看看，这个不孝子还有何面目出现在我面前！林显红一路上憋着火气，他准备了一肚子质问。进门后看到林青霄的那一瞬间，林显红明显愣了愣，满腔责难也卡壳了。 林显红不可置信问：“仅仅几个月，你为什么升到了天仙上级？”林青霄的心一点一点冷下去。他失踪两次，希尔米海那一次，南海一次，这次外出期间一大半的时间都处在失联状态。结果他的父亲见了面，根本没有询问他的安全，第一句是质问，第二句是怀疑。 他的修为，仿佛迎面一盆凉水，林青霄一路雀跃的心被浇得冰凉。林青霄给自己找借口，或许父亲只是太担心林崇玉了，这才口气急了一些。林青霄尽量和缓地说：“这段时间遇到了一些事情，机缘巧合而已。”机缘巧合？林显红狐疑地看着他。 目光渐渐变得尖锐、防备，他上下打量着林青霄。刚才乍见之还不觉得，现在细看，越看越觉得心惊。林青霄何止是修为大涨，他身上的气息几乎是换了一个人。仔细看时，隐隐还有股令人胆寒的杀气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。 下集更精彩哦！